第三十一集，没有再返回用餐的大厅，林和西直接从门口打车回学校。回出租房以后已经是下午，林和西拉紧卧室窗帘睡了一觉。睁眼时，天色已经黑下来。林和西用手机叫了外卖。吃完饭以后，他索性躺在客厅的沙发上玩游戏打发时间。两个小时以后，手机电量终于转为红灯预警。 林和熙这才从沙发上起身，回卧室去找手机的充电线，然后打开衣柜拿衣服去洗澡。他并不打算出门，洗完澡就直接换上睡衣。从客厅里过的时候，却注意到沙发上有微弱的光点在闪烁。林和熙下意识的停步，脑海中霎时浮现出那天夜里在树林中看到的萤火虫海，继而才反应过来，大概是手机上的呼吸灯在闪。 他走到沙发前，弯腰捞起手机解锁，打开显示有消息未读的微信，一眼扫见来自方清宁的好几个未接语音，时间是他洗澡的时候，眉头轻轻皱起来。林和熙回拨了对方的语音电话，等待接听的铃声响过三秒，语音电话被人接了起来。林和熙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就先听到手机那头有男人的声音传来。 林和熙问：“你是谁？”啊仿佛大松一口气，手机对面的人道：“这边是大学城的酒吧，手机的主人和他的朋友在酒吧里喝醉了，你能过来接一下吗？”林和熙顿了顿，又开口问：“哪个酒吧？”对方报出具体的酒吧名字，不是酒吧街上的星期八，是周边其他的小酒吧。挂掉电话。 林和熙回房间换下身上的睡衣睡裤，勾起放在鞋柜上的钥匙出门。他从小区门口打车去酒吧街，下车时本是打算让开车师傅在路边等上两分钟，不想司机转头就接上从酒吧出来的客人，载着那几位客人开车离开了。两分钟以后，林和熙在酒吧角落的卡座里找到了方清明，对方明显已经喝醉。 埋头趴在桌边不省人事，陪同的朋友歪头枕在他背上，隐没在昏暗灯光下的脸被长发遮得严严实实。许是因为两人都没有露脸，这才免去被陌生男人骚扰的麻烦。哭笑不得的看向面前这两个醉鬼，林和熙有点无从下手。他叮嘱过方清明不要单独来酒吧，却好像忘了补充，不管叫上多少人陪同。 都需要有人从头至尾保持清醒，让酒吧服务生帮忙将两人扶到门外路灯下。林和西拿出手机来看时间，却发现已经过了学校的门禁。近两年来，大学城里查的严，附近宾馆需要身份证才能登记入住。料想他们两人也不会携带身份证来酒吧喝酒，林和西只能先打车带他们回自己住的地方。然而。 这一天晚上大概是运气不佳，路边拦下的出租车不是觉得路程太近，就是不愿意载两个随时会吐在车里的醉鬼。林和熙蹲在路边，将手机上的联系人列表划到底，也没有找到可以在深夜随叫随到的朋友。他的目光最后久久停留在微信好友列表中尤虫的头像上。认真说来，他和尤虫虽然不是朋友。 近日来往接触，却也的确不少。林和熙点开那只傻兮兮的阿拉斯加，两人空荡荡的聊天界面跳入眼中，他按下语音视频的请求。语音电话响起的时候，尤虫也不在自己住的地方，而是在圈内某个富家少爷的生日派对上。走出音乐声嘈杂的客厅，尤虫停在别墅外的庭院里，接通语音电话问。 什么事？林和熙语调沉重的开口：“你现在有空吗？”回头扫一眼身后灯火通明的别墅，尤虫漫不经心的答：“我现在有没有空，取决于你找我的事有多么重要。”林和熙忍不住叹气：“我有两个朋友在酒吧里喝醉了，你能开车过来拉他们一下吗？” 对于他脱口而出的说辞，尤冲始终持有怀疑态度。在哪个酒吧？林和熙报出酒吧的名字。整条街上除了名声在外的星期八，其他的酒吧尤冲鲜少进出，心中怀疑更深。他在手机那头淡声道：“大学生有叫这个名字的酒吧吗？”心知自己在对方那里信任度极其低，林和熙选择沉默不语。 手机两端的氛围陷入短暂的停滞，眼前莫名浮现出林和熙不高兴时眉眼轻搭的脸来，尤虫心中隐有动摇。你哪些朋友喝醉了？脑海中再度浮现出其他几张令人厌烦的脸，他的声音也随之变沉。宁南和他的跟班吗？林和熙说：“不是他们。”仿佛是在说服自己。 尤崇又不冷不热的开口：“我可不记得，我们什么时候成了朋友。”林和熙在手机对面滴滴嗯声。尤崇道：“既然这样，你为什么不打电话给你的朋友？”林和熙想了想，仍是决定坦白说实话：“嗯，我没有朋友。”听闻他这样说。 尤虫此前心中的动摇瞬时消散干净，认定对方是故意来没事找事，他气急反笑：“你说你没有朋友，那么宁南和那些人又是什么？”林和熙被问得有些哑口无言。隔着距离遥远的手机两端，他的再度沉默落在尤虫耳中，却被曲解为真相戳破后的心虚。身后远远传来周轩叫他的声音。 尤虫已经失去再听他说话的耐心，挂掉电话以前，最后道：“有时间打电话找我帮忙，不如直接打给你的好朋友。”林和西仍是无可奈何，直到耳中电流声被切断的前一刻，他终于轻声开口问：“你真的觉得宁南和那些人是我的朋友吗？”下一秒，电话骤然被挂断。 尤崇神色微顿，随即眼眸低垂，心不在焉的扫向手机上已经结束语音的画面，似是渐渐陷入沉思中。周轩从他身后走上前来：“谁找你？”啊尤崇不答，反问：“你出来干嘛？”“看你一直没回去，他们让我过来叫你。”周轩道。尤崇点了点头：“没什么事。” 走吧。两人重新回到别墅一楼的客厅内，有人起身拉他们坐下喝酒。尤崇将酒杯握在手里，却迟迟没有送到嘴边。周轩对那人道：“你最近都在忙什么呀？成天不见你人影，也没有忙什么。”夏成风在沙发里坐下：“就是我们院在学校办免费画展的事儿。”他说完，又突然看向尤崇。 阿姨的画展开到什么时候？有时间我也想去看看。